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咱们说到一九四三年底啊，美苏英啊，世界上三个最大的反法西斯国家的大 boss 是吧？这个罗斯福啊、丘吉尔啊、斯大林准备开一个碰头会啊，地点呢就选择伊朗首都德黑兰。消息一传出啊，德国人是首先坐不住了。你们哥仨要是相谈甚欢，那还能有我啥好？ 于是呢，希特勒马上命令刚立下大功的斯科尔策尼率领突击队潜伏到伊朗，准备呢趁开会把三巨头来个一锅端，哪怕干掉其中任何一位，那也是立下不世之功，是吧？斯科尔策尼知道这比之前从意大利宪兵手里救墨索里尼可要困难不知道多少倍。 于是呢，决定先派几个特工空降到德黑兰附近，跟驻扎在当地的这特务呢接上头，然后呢，再让大队人马假扮成商人混入伊朗。德黑兰会议定在四三年的十一月二十八号举行。在这之前一个礼拜，斯科尔策尼呢悄悄派飞机前去空投特工，六名德国特工是从天而降，自以为此行神不知鬼不觉，结果还在天上飘着呢。 就被地面上探照灯啊晃的是睁不开眼，一落地儿就被苏联宪兵团团围住，乖乖的缴了械。原来啊，苏联一直琢磨着扩大自己在中东的势力范围，伊朗就是第一步，所以这儿遍布苏联特工。早在斯科尔策尼刚开始策划行动的时候，德国在伊朗的那点谍报人员就被控制了啊，要干的这点事儿也被人家摸了一个门儿清。 所以这六个倒霉蛋还没落地啊，人家就已经清楚你们有几个人在哪儿空投，跟谁接头，来干啥是吧？这一清二楚，恨不得连你们身高体重都知道啊！您一落地，这球服都给您准备好了，来这边请啊，换上保准合身是吧？斯科尔兹，你一看得了啊，没没戏了啊！现在连踏进伊朗都没戏，只好就放弃了暗杀行动。德国人暗杀不成，三巨头可以踏踏实实开会啊。 前不久，美英中三国的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刚在开罗呢开过一次会议。那这次呢，罗斯福和丘吉尔啊都希望蒋介石能一起参会，组成反法西斯四巨头，是吧？一桌麻将牌啊，反正三缺一，你看多好，是吧？但是呢，斯大林这个是是死活不同意。为什么呢？说你们要带着蒋介石啊，我就不跟你们一块玩了。为啥呢？ 斯大林是跟蒋介石有仇吗？不是，蒋介石没把他家孩子扔井里呢。这里面是大有玄机，是吧？二战以前，中国是不折不扣的落后国家，被列强瓜分欺辱的对象。这里边呢，又数日本跟俄国啊，就是后来的苏联，欺负中国欺负的最狠。中国跟这两国矛盾重重，是吧？所以你美英要是把中国拔高到跟咱们仨平起平坐。 那中国肯定听你们的，那我斯大林的地位就从三分之一下降到四分之一，这绝对不行。再说毛熊啊是有传统的，那甭管是总书记还是沙皇，一直对中国东北垂涎三尺。斯大林这次正准备要挟美英瓜分东北啊，你蒋介石要是来了，这岂不是很不方便吗？沟通来沟通去，罗斯福跟丘吉尔啊没辙，啊他弄不过斯大林啊，斯大林。 表面上说的冠冕堂皇，说中国主要是对日作战，我跟日本之间有中立条约，我跟日本没宣战，所以我不能把这打日本的跟我弄一块来，是吧？这没办法了，要牺牲就只能牺牲中国吧。就这样，好歹是三巨头见上了面啊。德黑兰会议是他们仨第一次见面啊。整个二战期间呢，其实也就见了三面，是吧？最后一次波茨坦会议的时候，美英的 boss 还都换人了啊。所以这一次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啊！美苏英虽然搭伙一块干仗两年多，但是呢，其实中间有很多隔阂、很多误会。仗打到这个关键时刻，要坐下来聊一聊啊。开会的地点为啥选在德黑兰呢？啊，因为这儿离几大战场啊都比较远，比较安全。那加上伊朗呢，处在苏联和英国势力范围的结合部，大家呢都不容易搞小动作啊。别我们最高领袖过去开会，被你们扣下当人质，那就不好了啊。 到了二十八号，这个会议如期开始啊。这个丘吉尔先让人递过来一把特大号的大宝剑啊，送给斯大林，把斯大林吓一跳。哇，荆轲刺秦王好歹还藏着掖着，你这一国首相怎么直接拿着剑就冲我来了，是吧？丘吉尔说别怕，没事啊。你看这剑上刻着字儿呢，赠与钢铁般的斯大林格勒人民啊，这是我们国王陛下亲自托我送给您的。 祝贺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啊！斯大林一听哦，这样好家伙，吓我一跳，是吧？那我就收下了，啊！你看这丘吉尔多会做人，是吧？先送个东西当见面礼，啊，后边开会再怎么吵，咱也别撕破脸，是吧？会议开始第一天的主持人是罗斯福啊，要讨论的第一件事呢，哎，就是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我们以前看历史书啊，总觉得美英两国好的跟穿一条裤子似的，苏联呢，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肯定属于对立面。 实际上，这个国际政治要远比过家家复杂的多。每个国家的利益都是错综复杂的啊，比如关于这个。 第二战场啊，丘吉尔这个老狐狸一直不着急啊。他跟那个自己的外交大臣埃登勋爵说了一句话嘛，啊，说这场战争最好的结局是什么呢？德国人躺在这个太平间里啊，而苏联人在手术台上痛苦的呻吟，是吧？哎，这才符合我们大英帝国的利益那所以，而且他呢一直希望这个能够在巴尔干半岛登陆啊，因为这地方原来是英国势力范围，最好别让苏联染指。 恰恰在这一点上，美国跟英国是有分歧的。罗斯福一直希望能早点反攻欧陆，一来呢能显示我们大美利坚的实力，二来呢能为战后增加一份话语权。我犯不着为你们大英帝国火中取栗。苏联这边当然也是希望越早越好啊！斯大林对于丘吉尔之前的反复推脱呀，已经是忍无可忍啊！这次坚决要求在会上，你得确定一个准确的期限。 是吧？还得把登陆司令官定下来，以后有啥事儿找他啊！而且现在到了一九四三年底，苏军打了几个大胜仗，斯摩林斯克、基辅相继解放啊！斯大林可不是前两年那个惶惶不安的样了啊！现在苏联已经准备酝酿全面反攻。 美英要再不登陆，回头恐怕在岸上迎接你的就是苏军了。那我们要解放本国，我们要解放这波兰，我们解放匈牙利，呃，我们解放法国，把红旗插到英吉利海峡。我丘吉尔一琢磨，不行啊，下一步该解放英国了，是吧？不过呢，还是得装装样子啊，坚持要求先这个进攻巴尔干啊，好说歹说才假惺惺的表示让步啊。当然，这个不让步也没辙，是吧？谁让大英帝国今非昔比呢？于是大家敲定。 四四年五月一号啊，之前美英军队要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啊，从西方给纳粹德国致命一击，而且呢，苏联红军会同时发动攻势，牵制德军行动，东西一夹击，那纳粹德国的日子肯定不会长久啊。那么，如果德国完蛋之后，美国就要求苏联从远东出兵，帮着呢来打小日本毕竟东北这旮沓还藏着号称皇军之花的日本关东军呢。 是吧？之前在第二战场问题上，罗斯福可是支持了斯大林的啊。现在斯大林不能太小气，是吧？所以非常痛快的答应说：“德国一完蛋，我马上就转过头来帮你打日本。”那点关东军在我们看来根本就不在话下，六十吨的坦克我们都能掀翻，是吧？六吨的坦克一吹气儿都没了啊。不过有点小问题，你看我们苏联这么大一国家，那在大洋上连个不动港都没有啊。我看这库页岛不错，得完全归苏联，是吧？怎么叫完全归苏联呢？ 库页岛本来是中国领土嘛，是吧？这个第一大岛，七万一千平方公里，如果留在中国版图之内的话，那就是台湾跟海南加一块儿什么的， <laughs> 盛产石油，是吧？这现在咱不是买俄罗斯库页岛的石油吗？啊，这个。 根据一八六零年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这个岛呢割给了俄罗斯啊，这个俄罗斯呢把它改名到萨哈林岛啊，哎，萨哈林岛。日本在这个对这个岛也一直觊觎啊，这个日本管这个岛叫华泰岛啊，华泰岛。结果一九零四到一九零五年不是打了场日俄战争吗？打了场日俄战争不是就这个俄罗斯战败了吗？啊，最后呢就规定沿着北纬五十度线就把这个岛啊分了两半啊，北萨哈林。 归这个呃，苏联啊，这当时的俄罗斯啊，归归沙俄啊，北纬五十度线以南就归了这个小日本了，那就是华泰岛啊，华泰岛。那么苏联说，那这打完了小日本，我这个岛得 <laughs> 得得得完全归我。罗斯福说这没问题，那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是吧？两件大事谈妥，剩下的时间就是三巨头要开始瓜分战后势力范围，是吧？首先。 怎么处理德国啊？斯大林说：“咱得严惩战犯啊！我看德国至少三分之一的人都是战犯，对吧？”罗斯福和丘吉尔呢，都提出来要肢解德国，从物质上消灭德国再发动战争的能力，是吧？不过怎么肢解，俩人想法不一样。罗斯福觉得呀，要把德国分成五块，每块都自治，跟美国呢联邦下面的州差不多啊。丘吉尔觉得行了，分两块就完了，分五块你吃得了吗？是吧？ 更棘手的就是波兰问题，三巨头都同意要重建一个独立而强大的波兰，但是斯大林说波兰国界肯定不能按三九年以前划分，得往西挪，是吧？罗斯福、丘吉尔一瞅，波兰远在东欧，我们哥俩肯定是没办法把它从苏联嘴里掏出来，那也没辙啊！谁让英国当年没有履行承诺保护住波兰呢？只能把德国东部的领土啊，割一块补给波兰算了啊。 罗斯福说呀，这个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啊！你看，我们这边正准备总统大选呢，美国境内可有六百万波兰人啊！你们能不能等我大选之后再公布关于波兰的事儿，是吧？要不然我这总统位置万一没了，是吧？咱这不白商量了吗？啊，两巨头表示理解啊，都同意了。 说完波兰之后，南斯拉夫、土耳其、伊朗啊三个人呢，都一一划定势力范围啊！你说这些国家就不能自己做自己的主吗？啊，对不起，那不行，是吧？直到今天，你看有几个小国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是吧？到会议最后，三巨头约定说，战后啊，咱得成立一个由所有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这其实呢，就是今天联合国的雏形啊。由这个美、苏、英、中四国成立安全委员会。 有什么重大事儿，这四个国家商量着定，那起到一个世界警察的作用，这就是后来的联合国安理会。经过四天讨价还价、唇枪舌剑，德黑兰会议宣告结束。接下来几天呢，三国的一些个军政要员留下来继续讨论细节问题。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仨大 boss 合完影，就各自启程回国，是吧？ 听了这些呢，咱肯定能感觉得出来，三巨头会议远远不像那张排排坐的历史照片里那么和谐。大家为了各自的利益，是用尽了各种的办法。那有同学说，这世界咋这么黑暗呢？哪有什么正义啊？都是交易，都是买卖，是吧？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实世界的真实面貌。 啊！但是如果大家都坚持绝对高尚的理想，一点儿也不能妥协，那最终的结果就是你们都是完美无瑕的人，但是呢，啥事儿都办不了啊！典型的呢，就是一战结束的巴黎和会，美国总统威尔逊带着充满理想主义气息的十四条建议来开会，结果这些高大上的东西根本没法解决具体问题，最后连美国自己都没有签署凡尔赛合约，甚至没有加入威尔逊自己倡议成立的国联。 相比威尔逊，罗斯福总统要务实的多。他知道胜利必须付出代价，对盟友一定要有妥协，甚至是肮脏的交易。虽然上不得台面，但是确实能解决现实问题。美国做出的最大让步，其实是在中国啊。刚刚美滋滋跟罗斯福、丘吉尔一起开会的蒋介石，那简直是冷水浇头、怀抱冰。那他知道苏联人的野心绝不仅仅限于库页岛，但是想想中国的国力。 也只能是一声叹息。另外，大英帝国的衰落也体现的淋漓尽致。很多大事儿其实都是美苏两巨头在博弈啊，甚至呢，罗斯福和斯大林进行了几次两方会谈，根本不带丘吉尔玩丘吉尔也是一万个无奈啊，所以他在这个这个自己的回忆录里酸溜溜的写呀啊，说我旁边。 坐着一头巨大的北美野牛，那边是俄国大毛熊，中间呢是可怜的英国小毛驴，是吧？就没办法，你实力不如人。归根到底，决定国际话语权的还是硬实力，实力不在一个档次上，说啥都没用。 啊，不管怎么讲吧，德黑兰会议之后，反法西斯同盟更加稳固。趁着冬天，美英抓紧时间调兵遣将，全力准备呢，在法国登陆。那么，盟军能不能顺利反攻欧陆？纳粹这边又派谁来防守大西洋防线？咱们下集再说。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 多资源访问，曾氏小鸡资源网，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小鸡听书”。